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到啊，这个堪称世界第一逗逼的意大利军队啊，在北非沙漠当中啊，再次粉墨登场了。一九四零年的九月十三号，意大利第十集团军在格拉齐亚尼元帅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踉踉跄跄东进埃及。哎，你别说，刚开始的时候啊，还真打了一个漂亮仗。 九月十七号呢，意大利一支黑山军部队那向这个埃及一个小地方进攻，经过激烈交火，英军第七装甲师损失了五十个人之后，主动放弃了那儿，啊因为英国人知道呢，他们最缺生力军，在广阔沙漠当中为一城一地损失兵力不值得啊，所以这个英国人就颠了，是吧？为了这个夺取这座城市。 意大利黑山军战死一百二十人，负伤四百一十人。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啊！看我们意大利人都能从英国佬手中夺取一座城市，闹着玩的嘛，是吧？我们这是头一次从发达国家手里夺取城市，是吧？以前我们只能打打什么。 阿尔巴尼亚、希腊没打过就不说了啊，法国这段不能提是吧？然后什么埃塞俄比亚，我们都打这个，现在我们打了英国佬了，对吧？所以格拉齐亚尼元帅立刻就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是吧？大肆宣传意大利军队的伟大胜利，并且呢，开始啊在原地构筑工事、囤积物资，准备固守啊！你看见没有？是吧？刚打下埃及一村就准备固守了。 是吧？格拉齐亚尼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打算继续向前进攻，啊，很乐意维持一军小胜的状态，是吧？见好就收，我们已经已经展现了我们的实力，是吧？然后已经从敌人手里拿了个小城市，可以了，不要跟敌人硬碰硬，是吧？这个这个英英国人也也很够意思，真配合，那我们一打就主动撤退了。 还给我们留下几具死尸啊！行了，啊，再打就不好说了，估计失败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军估计这个也借鉴了长坂坡的战例啊。韦维尔现看《三国演义》当兵书看啊，然后在这个韦维尔的命令之下广布疑兵啊，拿这个橡皮胶囊做了好几百个假坦克、假车辆啊，就跟那个乐高玩具似的啊。 还让这个当地人呐，带着成队的骆驼和马，拖着大扫帚、拿树杈子，在沙漠里来回奔跑，掀起冲天烟尘。这么一来，在空中侦察的意大利飞机以为看到了庞大的坦克群，是吧？意大利人二五眼，飞机也二五眼，是吧？然后意大利军队就有借口了：敌军兵力太过强大，这玩意儿无法现的妹妹无法弄，是吧？这个打不过。 是吧？这个，但是墨索里尼一再催促啊，让格拉齐亚尼元帅加速进军啊！我这个还准备看到意大利的伟大复兴啊，意大利梦准备实现呢，那老睡觉哪行啊？起来干活是吧？向苏伊士运河前进啊！但是咱们之前提到过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有力竞争者，绅士一样的格拉齐亚尼元帅，以各种理由啊停止前进，向他的领袖报告啊，准备不足啦。 没有汽油啦，天太热啦，意面吃完啦，红酒没运上来呀，啊，就开始。而且他这几十万大军呢，只能沿着海岸线一线推进啊，只有那海岸线上有公路。由于运力不足啊，再加上跟那个意大利军队的摩托化程度极其低下啊，所以基本上兵都是十一路两条腿是吧？跟那羊拉屎、羊粪蛋儿的稀稀拉拉，汽车先头部队跑出老远。 后续部队十一路是吧？几百公里以外是吧？然后先头部队开始挖战壕，但是你想，这个沙漠里边你不可能修成连绵的战线呐，对吧？他们你施工材料都找不到，只有绿洲才有水源啊，所以这个意大利军队就只能在绿洲上修工事，形成了一个一个孤立的据点啊，所以。 这种这个排兵布阵的方法，这这一看，这个将领就是近亲结婚的产物。你这不是赶着让敌人个个击破吗？啊，而且这个意大利人的后勤管理啊极其混乱。就咱就说储水吧，啊，沙漠当中最至关重要的就是水，对吧？尿壶、茶壶、油壶你得分开了。 虽说都是液体，都用桶装啊，但是汽油、柴油、润滑油、饮用水、非饮用水，你得用非常细致的管理才行，是吧？所以你比如说，德国军队对水桶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啊，漆着白十字儿的桶装水，其他桶装各种军用油料。但是，即便在德军当中，这种规定都没有严格执行，士兵经常要忍受。 带有汽油味儿的水一喝，嗯，农夫山泉有点甜，对吧？因为这个这个汽油好像是甜的，是吧？哎，有点甜。意大利就别说了，几乎所有的这个饮用水上面都漂浮着分不清是汽油、柴油、煤油还是润滑油的油花，是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酥油茶呢，是吧？你想用这样的水煮出来的意大利面，我天！ 啥味儿啊？那玩意儿是吧？然后番茄意面啊，然后海鲜意面，哇，汽油意面！这玩意儿是吧？你想，这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抽烟的时候都得小心，不然你就变成喷火战斗机了。那那玩意儿太好玩了，是吧？其实啊，意大利军队如果坚决向开罗方向推进，以韦维尔区区三万六千官兵能否守住埃及，真的是个未知数。意大利人再怂也是几十万大军。 但是意大利不考虑这些啊，恨不得赶紧结束战争，回家 happy 是吧？甭管这战争结束的方式是辉煌胜利还是光荣被俘啊，当然估计这个后者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英军统帅韦维尔明白啊，一旦意军开始向东进攻，后果难以预测，怎么办呢？决定先等到增援到达。 然后给战斗意志极其低下的意大利军队一个摧枯拉朽的突然打击，把他赶出埃及，反攻入利比亚境内。这个行动定名为“罗盘方案”啊。方案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而意大利人的慷慨配合、等待啊，这个给“罗盘方案”呢，就提供了最不可能的可能。罗盘行动由英国西沙漠军总司令。 奥康纳将军负责直接指挥啊。奥康纳以擅长装甲战著称，后来呢被这个沙漠之狐隆美尔俘获啊。说后来这个韦维尔跟这个啊呃，就这个跟这个隆美尔曾经谈过啊，说我用被俘的六个意大利将军换奥康纳，是吧？被隆美尔断然拒绝啊。当然了，你要拿被俘的德国将军换，说不定就行了。拿意大利将军，是吧？ 大腹便便啊，产懒奸猾，好吃懒做啊，干嘛麻不灵，吃嘛嘛香，这叫拿啥利益交换？这是我二次损失，啊！那帮人你趁早给埋了算了，是吧？所以，当意大利人在这个孤立的据点里狼吞虎咽的吃着汽油意面的时候啊，在北非的沙漠当中寂静的等待，是吧？意大利人也是打这种奇怪的战争。 英军的援助装备和物资源源不断绕过好望角，从红海进入埃及。英军装备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而意大利军队还在被占领的埃及小村儿这旮瘩做梦，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而且呢，格拉齐亚尼做了一个可笑的决定，他令人费解的把意大利军队分成两部分，一批在海岸线一带。 另一批在内陆二十四公里处啊，说护城犄角之势啊，你这就就就没法说这没法形容这位伟大的元帅了，是吧？你又没有机械化部队，是吧？然后你把兵力一分两半，攻击不成，是吧？这阵仗呢，就留给英军一个二十四公里宽的大口子进行突破，是吧？更何况英军侦察部队早已经对义军的这个缺口是了若指掌啊。 啊！英军一看，哎呀呵，意大利人，这不就欠抽吗？摆出一副打我呀，打我呀，摆出这么一副架势，对吧？英国军队也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是吧？被德国人给揍的那么惨，是吧？残兵败将特狼狈逃回去，是吧？后来又被日本人揍了，可不是，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不如自己的，你想想哈，打不过关张，我还打不过刘备嘛，是吧？而且呢，非常不幸。 格拉齐亚尼茫然不知啊，自以为固守计划周全英明，是吧？当时英军在埃及，我们说只有三万多人嘛，而且没多少英国人，都是殖民军啊，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印度人、南非人这些国家的军队啊。如果在欧战看来，这都是一帮杂牌军，没关系，对手更可爱啊，所以什么人来都不重要。 维维尔的罗盘方案思路就是要利用这个二十四公里的缺口，对意大利军队进行奇袭啊！先派泽布尔准将率领一千七百五十名士兵，配属摩托、装甲和一些火炮，组成了被称为“第二编队”的特遣队，沿着海岸推进啊，分散和牵制意大利军队的注意力。奥康纳率英印第四师和第七装甲师，悄悄越过义军阵地的缺口，然后从侧翼。 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英国人的保密工作做的那是相当的好，very good 啊，以至于大多数英军部队在这个行动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前还以为是要演习呢。为了这个迷惑意大利军队，韦维尔将军在进攻的前一天带着老婆孩子看了场比赛啊，晚上呢举办了一个大 party 啊，这个这个，而且这还真挺考验这个。 韦维尔的演技的那要是喝高了，导致第二天无法指挥就麻烦了啊！一直到进攻开始前的最后一刻，奥康纳将军才获知了整个行动的整体框架。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是小记，或访问。